锵锵三人行，这个还是要向大家这个预告一下啊。我们呢，从这个九月一号到这个九月十几号，退出这个休假节目， <laughs> <laughs> 就是休假是疗养， <laughs> 我们组休假是疗养，没错。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组要去疗养了，所以呢，我们要播这个备份节目。那些天是吧？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谈的都是没有什么时效性的。 话题打进国际，呃对，所以现在这个是我们休假式疗养之前的绝响， <laughs> 是吧？现在，但是呢，今天可以聊一个最近的这个。可是聊聊这个之前，我跟小君君讲一下，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给他们建议，他们不听，我就说《锵锵三人行》要弄一个英文版、法文版，太英文好的很啊，对啊，没有，我们就还是讲普通话，可是加英文字幕，然后呢，打进国际嘛。 对不对？把那个卖给其他国外的频道，不骗你啊！苹果啊，买家的凭我， <laughs> 一定可以。我怀疑他们看英文字幕也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laughs> 觉得很乱，很乱，很乱。 <laughs> 对对对，聚众淫乱。哎，不行，不是我们也有这个真情流露的时刻。你比如说今天我要说的呃这个事情，哎，我估计这个这个义军啊就很有感触了。 呃，你说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很多不幸的事儿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你给这个捐钱，你给那个就没捐钱？这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不必这么想，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一个事触动了你，你知道吗？就触动了你，谁触动了我呢？就是这个山西啊，现在在太原眼科医院的这个这个四幺幺病房里的这个六岁的这个小男孩，这个小朋友。 哎呀，我昨天在车上啊，我就看这个新闻啊，说被这个挖掉这个眼睛啊，啊，我当时我都想流眼泪，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你是触动，我是触痛。我当妈的这种新闻，我现在就觉得不能看。你说人家小孩就被拐卖，我已经觉得很痛，一想到什么被挖去双眼，你就觉得说我已经看到了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已经觉得说不会有比我所见过的那些更惨，他这是没有底线的。 越来越惨，然后我看到他那个妈妈就说要抓住那个人，说我要亲手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虽然这个话可能在就是在法律上不太合规矩，但是就是验证了圣圣经里面讲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就是以眼还眼啊。就是啊，你怎么弄他都不过分，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你说他们开头有人说的挺挺瘆人，说是眼角膜。 不见了，就是这个，呃，这个六六六岁的小孩到邻居家去玩玩儿呢，而且认识他，这什么叫郭斌？郭斌，这外边有个中年妇女啊，外边有个中年妇女叫这个孩子的名字。说是外地口音的女子吗？但是叫他名字啊，这个六岁小男孩就出去了，出去了，有人看见这个中年妇女啊，就领着他就走。后来这个小男孩啊。 现在眼睛就被挖掉了，那是最惨。他自己还不知道他以后是失明，是看不见东西。他肯定永久永久失明，因为自己不明白。就对啊新闻就说小孩就问嘛：“为什么天总是黑黑的？哈，还是黑夜？”那我我对这个新闻的内容详细我没有看，完全不忍心看。我一看到这个，已经真的晕倒了。那我的像今天开车来，我还想一个事情：，假如我是。 医生哈，医护人员或者说心理学家哈，要辅导这个小孩应该怎么样来告诉他？难道因我在想，要用什么比较相对的、比较安全的方法来告诉他这个事情？我想，我可能，我不知道，我想呢。后来我就想，我可能会这样子哈。当然，我胡胡心乱想，我不会先告诉他。 真实的情况不会说有个坏蛋把你抓住挖走双眼，我觉得这个对他整个性格、整个情绪啊，可能打击太大，打击到完全受到有人挖他东西了。嗯，没有啊，他我不晓得，我没看，详起了这个小孩六岁啊，我觉得他可能也没说清，因为就是发现他的时候，他就在野地里，对，就是满脸是血嘛，眼睛巴巴的，但是后来他他就是醒过来了嘛。 醒过来，他说的就是那个那个什么阿姨，什么那个中年妇女啊，就带着他呀，就要抠他的眼睛，他就哭啊，他就哭，然后说那个中年妇女就说，呃，你你别哭，说你别哭，我就不抠。最后到底是呃，有的说是经过了麻醉，还是没有经过麻醉？而且反，但是现在公安局已经说了，就是在那个眼球找着了，呃，但是呢，绝对不是什么药器官，不是药这个眼角膜。 那不是说没有那个眼角膜了吗？对对对，但但是这种方式弄出来这眼角膜也没有什么用。那么就是说，反正我看公安的结论就是说啊，不是什么弄器官的。那所以你是说这女的跟他们家有仇吗？是疯子吗？是是神神经病吗？ 但我很但但我最关心您刚才要说就是怎么那我的想那我的想法就完全不能成立了，因为我刚说我实在不忍心看那个内容，所以我不知道对，因为小孩已经知道有人挖，我本来以为说告诉诉他你生病了，生病，然后一步一步要想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他在这种状态下怎么样来面对他未来的生活，这样哈，可是千万不要告诉他你是非常不幸。 被人家坏人，这个世界上有坏人来弄你，针对你。我觉得这个他更让，假如这样的话，更让他没办法重新站起来。你要跟他讲，非常不幸，那是倒霉那种疾病哈。我本来想引导他往这个方向，让他比较相对的能够快的站起来。所以我在想，我们中国的孩子啊，真要面对多少的陷阱，多少的？你说一出来有有毒奶粉，后面又有什么？ 被就是你出去逛街被一个交警摔一下，然后还有一就是就在好像是昨天吧，就还有个新闻说有个爸爸拿三根那个长刺去戳，就戳戳穿他的女儿，因为很迷信，说是说戳三针以后第二个会生儿子，嗯，就是这个爸都可以对女儿做出这种事情来，嗯，有有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周围的这种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太多了，很可怕，就像。 我刚刚说那个圣经里面不是还有就两个就是那个不义之城嘛，索多玛和俄俄俄俄摩拉对，后来对就是最后被降降天火嘛。你说你就觉得天哪，这这么多这个不义的事情怎么那么多？还是我们以前都不知道？还是？我觉得真是这个这个公安机关呢，现在就说是悬赏十万呢。 我觉得这个案子可得破了，就是说，而且这个女的啊，是不是把剐了他？咱们就是你， <laughs> 就是，哎，怎么就说？我觉得真是不能容许。就还是想知道她是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对小孩下手？哎，我有时候就觉得你要说真的，你跟他们家就算是有矛盾，还是怎么着？怎么能抠眼珠子？怎么能抠六岁还怀疑是不是 你农村有什么这个风俗？我一开始有怀疑啊，我说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家有个小孩是失明，然后你去害另外一个小孩是不是会好？我有这样想法，但是肯定这个这个小朋友啊，本来他是有这个纯恶劣哦，有什么这个这个纯恶劣啊，纯恶劣，你知道吗？那你已经是这这，而且这家里人还是呃为了他上学才到县城租了一个小房子，呃天天都跑到邻邻居家小朋友那儿去。 看电视，哎，六岁的六岁啊，你说没有这种，这是香港人的角度哈。香港很多论坛、新闻报道都在讨论，当然可能很多偏颇哈。第一个是说香港经常有那种传言嘛哈，没有人出来证实的传言，就说去内地一些城市很容易被人家抓走。 割了你一个肾啊，挖了你一个眼睛。那个那个香港人去去大陆的标配是要穿呃穿旅游鞋，就一过那个罗湖穿旅游鞋说好跑。对呀，很很多就那现在叫悲剧出来了。那香港网站论坛很多就说啊，果然是真的，而且还进步了。以前是说道义有道，只割你一个肾挖一只眼睛， <laughs> 现在两只一起挖啊，就很多这样讨论。那另外一个更宏观的讨论是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我经常在节目里面强调一个观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像美国，对不对？我也难以想象那些人神经病，枪击案枪击案还有把女生抓进，把她关起来，一关关十年、二十年，把她虐待、生小孩等等，都有。问题是，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整个社会。 怎么能回应他？比方说，假如香港从我从小就听了那些谣言，说什么过了罗湖、深圳就会被抓走等等，哈，一直以来没有公开的澄清，或者说，假如真的有类似的案件，没有透明度，那到底有没有抓到人？抓到人有没有判刑？判了多少刑？等等，坦白讲，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当这些那么不清楚的话，其实是鼓励那种。 悲剧一再发生。我我有时候觉得，像在美国哈，我经常看他们，比如说像 C N 这种国际大台，他会花很大的篇幅讨论很小的事情，就是伦理道德那种什么，就是叫禁食培育是吧？就抓个女的回来啊等等。呃，或者家里面出现什么事情，有就有有时候我看了都会觉得关我们什么事那么远，但其实他就会花很大的篇幅讲，然后那个杂志要登做封面故事等等，讨论非常长的时间，整个整个是会大讨论，但在我们这里。 一桩桩事情，一桩桩事情，你觉得好像就这么过去了？没，还是会讨论啊。像这种事情，在中国讨论些什么呢？坦白讲，这是道德情绪的。 呃，感慨嘛，哎呀，好惨啊，好狠的，很什么？是。可是应该是从制度那个来讲，说怎么样来帮助，不要让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好。我记得好像呃，香港是也出现过那种事儿，是不是有一个你记得有个小朋友，嗯，是给砍断了手啊，还是？那好久以前有的，对对对对吧？你想，呃，一个那个事情，当时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是叫港督还是行行行，已经是行政长官了。 行政长官这得出来讲话呀，就我记得叫人神共愤，那家伙就全港六百万人呐，就都到几几几几乎都到医院看望这个孩这个孩子啊，就是对了，你说的对，就是政治领导人往往他是承担一个道义领导人，他同时要承担一个就是道德领导人的呃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发生这种事情，你像在美国那个枪击案什么也是就是总统第一时间要出来讲话的，所以他都会要说那。 到我们这边，大家好像有比较停留在民间的这种讨论和议论上。是是是，假如议论真的，我我真的蛮天真的，我真的非常相信法律法治。假如议论是说，哎，我们法律出现什么漏洞，啊，可以让比方说一个社区没有好好的那个保安系统，民间自发的保安系统， <coughs> 或者说公共的政府的保安系统不够好，或者说到底有没有抓人，抓到几个，怎么样判？我觉得，假如这种讨论还好。 都需要有，而且我看到的绝对不是，这是感慨嘛，感慨嘛，哎呀，好惨，好惨，好惨，就是我这样的感慨。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你像真的就，我就想起当年香港，我就发生这种事。当然，这种事儿啊，任何一个社会也不能避免发生，而且他你不能说，对中国人民主流还是好的，是吧？这是极少数、极个别。但是你看啊，就从我的心情讲啊，你出了你就把孩子眼睛挖掉这个这个事情啊。 我这个心里啊，就是不安生，你知道吗？就是你弄得我很难过，我我就你能做什么？哎，要叫我假想哈，如果我是山西市，不是山西市长了，不或者说当当当地领导，这么一个就人神共愤的，你得起来啊，让这个让这个这个这个城里的这个百姓啊，我们发生了这么一个惨痛的事情，你要给大家安慰，还是一种力量，对吧？就是你得出来，就是怎么我们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事情。 对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罪犯绳之于法，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一定要建立什么相关机制。虽然你解救不了这个孩子了，但是，他是不是能让我们的心情感觉稍稍？没错，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到说对公共秩序的这个挑战。其实你说什么聚众淫乱等等，会对我们的道德形成冲击。哎，这是坏人。那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心情也是很，就是我们也是遭到了这个。 沉重的打击，我们需要上就是有人出来安抚我们的心灵， <laughs> 对不对？所以那天我们说这个薛蛮子聚众淫乱罪的这个罪条，这这是什么挑战公共秩序？其实我觉得这种你把孩子眼睛挖掉的这种事情啊，才挑战公共秩序。是我觉得我我不是有歧视啊，但是是不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有一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农村，或者是发生就是大城市是不是相对少一些？ 我这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歧视，没有科学根据啊，可能只是一个观感。呃，我第一次想象，有一次看到就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是关于说农村的人就喝农药。他就说那的人呢，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这个想不开就喝农药，然后有一点事情是说有矛盾就喝农药，就是好像很生猛，就说为什么好多事情就突然就是用暴力去解决。 呃，我真的我没有去调查过，但我想好像在有一有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有一群人。 在农村或者有种这个风俗或者怎么样，是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社会的生存状态。没有，这个以前社会学家哈，法国的研究都市、农村自杀行为等等等等，其中也有一个一直到现在哈都有很有影响的说法是说，农村的自杀率嗯一定比较高的。为什么呢？我们一般想城市自杀率高哈，他说农村的自杀率、忧郁症等等暴力行为。 呃，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你没办法逃开。你农村的人，呃，你在那边可能你的背景不够好，条件不够好，那各方面啊，知识哈不够全面哈，你没办法逃开这个 community 整个社群啊，还有社群里面压力嘛，人言可畏嘛，对不对？在城市里面，家家户户关起门来。 警觉性也稍微高，所以很多罪罪案哈，在城市发生不一定在农村，在农村不一定发生在城市。我是说啊，这种残害儿童啊，就你刚才讲的这种，就是，呃，好像有些人还真就能下得去手，他把这个孩子弄来啊，那么咔嚓胳膊就撅折了。这种让他去要饭去。咱们咱们中国人讲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哎，但不是哎，他都是。 别人的孩子关我什么事啊？他就弄来，他就觉得这个孩子他不把他当做一个人或者一个孩子看，他没有那种那种怜悯之心。嗯，你不能说就说呃人的感情是不是跟愚昧不愚昧没什么关系吧？我觉得有点关系。你觉得有关系？因为你从人类的这个道德史上来说，这次可能有点大。就是我在在黑暗的世纪的时候，就是在人类对自身对世界不是很认识的时候，暴力的。 程度是很厉害的，是高的。慢慢慢慢，经过了，呃，这个文艺复兴，我你比如说，你拿呃这呃拿欧洲来讲，经过了文艺复兴等等，是有人就是统计过，暴力事件在下降。我记得还有本书专门讲，他说是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一个天使和魔鬼嘛。但是在那一段以后，就是近近一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暴力事件在下降，觉得我们里面的天使慢慢比魔鬼的力量要强大。嗯，但这我我。 对这个问题，我不想用愚昧这个字哈。可是所谓的文明，有人说所谓文明是什么？所谓文明就是你要懂得、学懂、知道你的局限、你的边界在哪里，你的、你的啊底线、你的边界不仅是底线，你的范围在哪里？你不能超过那个范围。然后这是文明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还有说文明有同理心，同理心也是，我能够站在你的角度。 来感受，来看这个事情哈。所谓至少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每一个社会哈，这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你懂不懂得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这个边界可能要靠法律来限制。后来呢，也可以可以靠你自律哈。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就算没有法律，我也不应该做，不能做，不可以做。就是就你说这个同理心，他还其实还有一种能力，就是说你感受到别人的痛。 咱们说的这种感同身受，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孩子就是让我觉得特别难受啊？我就是因为，我就一次次的想起来，就好像我的眼睛啊，被人拿两个手指头这么这么抠下来。所以你是一个文明人，一个人有这个感觉的人，你怎么能可以对人下得去这个手呢？所以可能分野就在那里，那个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份心，他不觉得痛。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呃，我们这个编辑啊，统计啊，其实挖眼这种犯罪手法还蛮常见，好多是发生在精神病身上。啊啊，那你就说你，我真的不理解这个女的，我现在非常希望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公安呢，能就能怎么能逮着她，逮着她你得知道她是她为什么你说她是神经病吗？那那那我那我想这个好像是只有这么一起。 孤立事件啊，而不是说一个村子的小孩都被挖眼睛，所以他应该不是一个团伙有组织贩卖器官，可你可能不是这个原因。那你又说他又叫他的名字，那看起来这个人还是有点头脑在做这个案子啊，有点计划。那他是不是神经病呢？但但是不管是不是干出这种事儿来，他就是两个字：禽兽。 <laughs> 禽兽不如啊！ <laughs> 哪个禽兽挖也同类的眼珠子啊？你想想。 这没有我刚开始节目，小君君君君 BB， <laughs> 香港喜欢叫 BB 嘛哈。小君君说什么？作为妈妈不忍心看哈。嗯，我就想起，对啊，特别我刚作为父亲那一段时间，变得非常敏感是什么？看好多电影啊，有一看就流眼泪。是，对，讲到比方说小孩被交通意外哈。 我说小孩被绑架，那些骗那些新闻我都不能看的，一看就好怕好怕，睡不着。哎，对对，我这你这心情，我听好多这个妈妈都给我讲过，就是说没法看这种新闻，因为刚生孩子的这个孩子还小，一看这种新闻呐，简直就不行。甚至有的这个妈妈啊，刚生孩子不久，她看见孩子她会哭。 这这都都有这种感情。对，我记得那时候在美国刚当父亲，看一部片是喜剧片，里面一幕哈是那个有人进去一个家庭，把小孩抓住当人质。哦，我看过那个电影。对，当当后来跟着他一块去逃亡，是不是？呃，我忘后来，可是我记得那一段啊，抓住那那个父亲马上跳出来说：“你不要抓我小孩。” 你抓我当人质哈，本来是用搞笑的方式来，因为那个父亲很胖很胖哈，谁要抓你啊那个大胖子，全场在笑，只有我这样流眼泪。我就想，哎呀，万一我很挣扎，万一有人抓住我小孩当人质，我到底要不要交换？哎，我相信你这么自私的人， <laughs> 你会。 牺牲自己的啊？是吗？对对对，这一点我对你有。啊，你说在那个情况，连我那么自私的人都牺牲，都会会牺牲。哎呀，我当时还没有答案，不太 <laughs> 不太确定。我我是觉得，我看了这个新闻以后，我那天回家，然后看见我们家小孩已经睡了，我看着他的样子，我就在想，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 <laughs> 那我肯定要拼命的，就是这种感觉。是我就想，既然我们所有的人，这种其实是一种善的力量。 就是我们都有这种心的话哈，就你刚才说的，应该有人登高一呼，把我们这种善心、这种东西发扬光大。我们经常讲正能量嘛，对，就要给大家有一个交代。是，我觉得这个孩子现在就这个事情啊，他应该引起一个同仇敌忾的这么一个场。接着为您播出，可能有助于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